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三联的大记者李晶啊，没老师， <laughs> 这这 <laughs> 这个绝对是杨老师啊， <laughs> 杨老师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的当年著名的这个这个立皇派啊，杨度的曾孙子，这个大帽子扣对呀，这大帽子一老一少的一老一少，每集都得特别说说说明一下，还有一头是哪人呢？这个林徽因是他的舅婆，梁思成是他的舅公。 对对吧？就是哎，那母亲是梁启超先生的二女儿。哎，所以您简直是必须要搞历史。不是，对，不是，对不起，说错了，是那个外婆，外婆是二女儿，对不对？说说乱了，说错了，对不对，我都搞不清楚，有时候这个梁家这个家族非常大。但是我呃买过他一本书，当然这就是这还没来来得及看啊。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书的名字啊，对我有一个打动，叫《何处是江南》。你看你是北方人是吧？对江南有憧憬，所以。 被你打动，实际上我这个也是一个标题党，这个名字很让人猛一看像武侠小说， <laughs> 所以买了上当了，回去也是小清新。 <laughs> 我觉得倒还不是武侠小说，像武侠小说何出？呃，是一个是一个情义节，是一个情义节。乌托邦是吗？你你就说我是北方人，还还真的是，我自己就想啊，就是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个男孩子啊，我觉得在小学课堂的时候啊，是对江南呐有一个想象。 所以你知道，这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当时我考大学呀，我就要报武汉大学，哎，我就要就到南方去。我都，因为当时呢就想想着，因为你知道。报杭州啊，你为什么不报浙大呢？ <laughs> 就是浙大也报了， <laughs> 浙大没有录取。 <laughs> 就是呃，就是呃，好像还报了个川大，就是感觉都是江南美女比较多的地方。是。因为当时。 你知道北方石家庄今天北京的雾霾是什么样？我小时候石家庄就是什么样，石家庄一直就是雾霾啊，对，就是那样。真不容易， <laughs> 对，这个 <laughs> 活到现在，活到现在真不容易。我们的钢肺 <laughs> 钢心铁肺哈，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啊，就在一个灰扑扑的地方啊，你会对江南有一种幻想，觉得哎呀，女孩子都是大眼睛，就水一样的眼睛，说话很温柔的，说话很温柔，然后就是一个很。 湿润的，然后很秀美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一个土孩子的这种想象。但是后来呢，读了两本书之后，就是他提出的这个这个这个，我就觉得啊，原来是中国千古文人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想象，一种梦想。就是你说他们说的那个江南啊，哎呀，就是就是它是个什么概念？对。 呃，你说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石家庄的一个孩子，对江南有一个憧憬啊。啊，其实你已经回答了这个，就是江南实际上是一个想象，一方面是个地理的，一方面是个想象的。当然，想象里面也有一些历史内容，比如他的那江南丝竹歌舞啊，那种文人的那种是吧，雅集啊，那种这个诗酒唱愁的那那那一面啊，都是我们那个北方好像就有一点这个。其实中国一直因为中国地盘太大，所以南北差异非常大。 所以北方就是蛮荒蛮荒之地啊，然后江南就是一种歌舞升平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我如果要说的稍微远一点，就是从宋以后开始的这个概念。宋以后为什么？有关系？呃，跟南宋当然有关系，他搬到这个杭州去了。杭州去了，因为北宋那时候还是在北面嘛，但是不断的被挤压，这个辽金呢不断的推推到最后推到这个只好到杭州去立立都。 结果呢，就是，但是这宋宋人呢，他那个心里就非常压抑。他就说，我原来我是在北方有地盘，但是我现在跑到杭州去了。但是呢，北方呢又被被蛮就野蛮人占着，所以他得有一个心理补偿。嗯。所以他就在杭州大力发展那种文人的那种、那种、那个、那个特别优雅的那种文化，包括那儒家文化。实际上那时候真正在宋以后，曾形成的一个非常这个呃，就是系统的，或者说。 对文人对这个老百姓，慢慢的会会有影响的。那么一个一个一个学问，嗯，它这里面有心理补偿，就是说你南边你占了地盘，但是你文化不行，嗯，你要必须你要学了我们的文化之后，你才能变成一个文雅的人。所以北方人呢，一直觉得这个，所以金有时候他也采取一些这个汉人的一些制度，对，但他总觉得金人辽人，他总觉得这个好像低。 低就是低汉人一等的那感觉，就跟那个江南文化已经被想象成了一个对非常重要的非常那个，当然他跟那江南宋搬到这个这个这个杭州有一定的关系，嗯，但他这个心理反差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南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这个江南就从一个地理的概念。 地理的一个一个位置变成了一个逐渐的被叠加想象的那个，变成了乌托邦的一个一个东西。你像你刚才讲，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地理概念。嗯。你比如说，你这一讲就是武汉就不算江南。对呀。对吧？就觉得武汉还是那个。我还去错了，就是。 <laughs> 那么江南好像 <laughs> 相相比之下说的是呃呃苏杭苏浙对，包括一部分江苏，包括安徽。 哦，安徽也，安徽，对对对，安徽，呃，安徽的一部分，呃呃，江苏、浙江，这些大的。 大范围的基本上都算是，就是大概念里面都算江南。而且这个南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文坛领袖，也是这这画坛领袖，董其昌。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画就分南北宗啊。他这个南北宗呢，也不是说完全跟地理那么吻合，因为他甚至认为这个，你看江南是文人的。 文人，他把这个祖宗归到唐朝的那个王维，嗯，那王维，他说他山水，他说从那个时候，不是呃，甚至这个唐以前叫董元和这个。 巨然就那个时候的画家，他们你看画的那个，你看《富春山居图》，你知道吗？就是黄公望，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董源、巨然的学生，那崇拜那个时候。那董源、巨然那个时候画的就是江南的山水，对，哎，他就是那种他们叫这个披麻皴呐，就是江南的山呐比较平缓，土比较多。你看《富春山居图》就是哎，藏一藏的是吧？那当时北方的画家画的就是崇山峻岭啊。 就是这种，呃，而且就是他就不同，而且他到后来他提出一个南宗啊，他就认为是有一种文人化的精神。对，哎，你看这就一直下来，你看到元朝的时候，其实也是赶到南方去了。是，像什么黄公望啊，对，倪瓒呐，他们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江南这一块儿对对活动。 对，啊，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宋代，当然宋元街上，宋元明，嗯，你看，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后来我在写江南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专门有一篇写到，就是你看那晚明的时候啊，他有很多的这个诗词里边、绘画里边表现的叫残山剩水，哎，就是对对对，它实际上是宋代，他那个亡国呀。 对，他之后被猿人践踏了领土之后，他发泄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郁闷，所以他那个画派有时候画的那都是非常苍凉的那种景色，是是是，用笔都是非常的这种粗犷那种的呃。然后到了晚明，又出现了这个，人家就说哎，你看大清来了，嗯，把这个明代给灭了之后，然后那个明代的文人他为了怀念这个故国，他又模仿这个宋人的那种残山剩水的那个东西，他画了很多的。 所以江南在这个意象里面就变成一个南北冲突的一个焦点，然后文人的和诗人都用这个来表现南北的那种，这个这个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江南越来越被捧为一个，然后你清人是好像是个精神圣，地，精神圣地，然后你满人来了污染了，是吧？把我们江南污染了，所以我们就原来都是非常的这个秀美的山水变成画的那你看石涛画的很多的都是那种。 那个非常粗糙的那种，是皱笔，他那个笔墨画的那个有很多的那种叫残山剩水，然后而且里边诗里边他要用隐喻，嗯，他就说残山剩水什么不断的什么，然后郁闷的那种东西，是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北宋呃南宋的这个意象，嗯，隐喻哎转到了一个晚明来，嗯啊，变成了一个这个，然后那清人就所以那皇帝就很就很非常难受不高兴啊。 说为什么皇帝到最后搞文字狱啊？他就对这个那个江南人的这种情绪啊，后来乾隆包括康熙其实都是很有文化的，他能看出来，你发泄不满啊，你比如你里面出现“胡字啊、“胡人”呐什么之类的，最后他觉得是影射他。鱼儿游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叫叫“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描述，你窗头的这个风一动，然后你说，然后说这个这个这对我们大清不敬啊，说我们说那个那个不不认字儿，是这样的一个，他就敏感到那个程度，所以江南就变成一种就是说清朝对一个这个又爱又恨，他觉得江南这个是地方是一个文人荟萃，这个人文渊薮啊，对，呃，但是呢，他就很羡慕，但是他又觉得又怕他看不起我。 但是他又想保持他的满足特性，因为他那种刚强的那种骑射的那种，对，尚武的那种精神，他又怕把这个东西给消淹没了，所以他到江南南巡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那个纠结，那个内心很矛盾，就是说一方面想学江南的东西，当然他提乾隆写了四万多首诗。 但是大多数都是捉刀的这个枪手，啊！但是呢，在写的过程之中呢，他又觉得江南这东西确实好，所以他搬到这个，你看《三山五园》里边很多都是，对对对，你看在避暑山庄里边，包括颐和园里边，全是江南的这个这个园林。嗯，但他又对这个江南士人，他又他他又挺恨的。他说那江南老是觉得他文化高，说我们是野蛮人。 啊，这这种那个纠结，其实我的有一些心态或者看感觉是跟你差不多，因为我是东北人嘛。啊，这个你怎么又东北？你不是大连的吗？ <laughs> 大连不是东北吗？这什么意思？啊，对对对， <laughs> 我把你想成青岛了，对对对东北东北的。对，所以，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听那个评书哈，然后一弄就是小南蛮，然后在我们东北人眼里， <laughs> 东北以外都是南蛮。对。然后可是等我们，比如说我就想这个文化上的这概概念，其实东北。 应该没什么文化，因为你，我觉得没有办法。我们那地方这个，你你整只能整天跟天作斗，跟地作斗。你要养活自己啊，因为他那个是自然环境恶劣。可是我我就觉得我也是，就比如说长大以后去了南方，哎呀，真是觉得那个真是一个天赐的一个好地方。 <laughs> 你到那干什么？你不去写诗作画，你你你干嘛呢？ <laughs> 这边。 对，你也不用去，就是去劳作，你你就与为所以，我老是开玩笑，因为我有些朋友在浙大，包括他们在那个，因为他叫西湖边上吧。 我说你们天天的这种江南才子吟诗作赋啊，我觉得很自然就会这样。所以我们这些北京来的，我们就到这儿喝茶，然后回去就变成批判知识分子。 <laughs> 然后我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杭州，我第一句感慨，我说我就知道皇帝为什么到这儿就不愿意收复北方之土了。 <laughs> 对，在这太舒服了，我干嘛偏安一隅就挺好的。包括你看那洪秀全他到了南京也不往前打了，也不打了。 <laughs> 你看那个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那个兰亭。 去那个兰亭，你说那个文人在那边闲下来。兰亭集序》的那个。对呀，对呀，就在就在。对对对，去到那个地方，真是觉得你我不会写字，我都想我在那儿待几天，我练练字，在那儿去学学书。法。你看那个。他那自然环境就养有一种这样。乾隆他老去去了好几次，结果他就发现不能老去，结果他把那个比如说曲水流觞的那个，他搬到他那个紫禁城里边去。对，然后就对，整个颐和园嘛，就是要建个西湖嘛，对，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生产文人也是应该。所以这就说到杨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喜欢生活在哪个朝代？你是研究清史的，你喜欢生活在清代吗？呃，我那里面就是给给给给了一个特别吃惊的答案，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几个朋友随便有点像这个划拳似的，就说你喜欢哪个？你想，我说我喜欢明末。 大家都很吃惊，哎呀，说你为什么喜欢明末？就这个亡亡国的这个，而且里面很糜烂，是吧？那个商业很发达，但是，呃，然后有人说喜欢这个先秦，是吧？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都能那出有我觉得是大唐，诗人这种的，甚至有人说喜欢魏晋，是吧？写魏晋，据说还名士都，据说魏晋人家都可以裸奔的那个那名士，对对 <laughs> 对，那非常豪放，那自由的那，个，为什么喜欢明末？后来。 我我说这个见仁见智，我给了一个理由是见仁见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任何喜欢任何朝代都有理由，但是我是做清史的，我是把明末跟清做了一个对比，所以我相对来说，因为它跟清最接最衔接嘛，衔接的最紧嘛，所以我就说，相对清来说，我这有个前提，那明末是最好的，嗯，因为它明明末当然也有它的问题，因为每个朝代都有它的问题，但是呢，明末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 思想比较自由，可以自由结社、集会，是吧？包括出了一个，也是我的一个很心仪的偶像，就是王阳明，啊，是吧？他那个大儒，那个那个，哎，对呀，他自己的内心的世界非常丰富，而且他，而且他这个非常通俗，他那个就是贩夫走卒啊，嗯，都可以听讲。而且据说是当年虎丘塔下聚集上千人，埋锅造饭，在那儿辩论，然后大家。 这个呃，那么现在我们都很羡慕，是吧？那个时代的那个，嗯，那这个到清就不行了，清就有有很多的这个限制。还有就是说，明代的言官很厉害，就是你可以随便的上书，然后去去这个指责你皇帝怎么不对。然后还有御史啊，御史其实言官的品位非常的低，就是七品七品芝麻官儿。嗯。但是呢，就是因为故意让他官低一点，因为他你要官大了哈，他有顾虑。 他批判皇帝，或者说指责这个官僚，他就会有顾虑。他就他就故意把他你的官放得很低，但是你可以指责，你可以直接指责皇上。嗯，那这个我觉得明代这个制度非常好，但是这中间后来又受限制，比如说皇帝不高兴的就打板子，然后你就给你发。但是他前仆后继的这个言官传统给你造成了那个相对那个明代的那个气氛是比较相对比较宽松。但是后来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太监执政啊，什么魏忠贤呢？然后东林党，你看东林党后来势力非常大。 最后就进去了，但是有人说东林余孽，你这个做朋党、嗯，政争这种，但是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我从从我仅仅从这个个人的这个自由啊，这个讲会啊，这个比较文人雅集的这种，对，哎，这个是非常这个我比较能够认同。我我我我觉得我能理解， <laughs> 就是说啊，这个晚明啊，它就是我觉得是人人类可能真正的文明就是和生活。 这个私活化、私人生活，甚至是生活艺术化。因为你知道，我在台北啊，有些台北的这个文化人呢，就跟我讲啊，他说我们现在台北很多这个文化人的生活状态啊，很像晚明。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究，咱就说讲究生活质量。 <laughs> 你把你的生活过成自己的艺术。嗯嗯，你看这个，后来我才知道《红楼梦》里的这种调调。 你看过这个？有个呃，有个晚明，有个有个我很喜欢的文人叫张岱，嗯嗯，张岱写什么《夜航船》呐？对，这张岱还有这个叫什么呃余怀呀？什么余余旦心呐？是吧？还有一些人写就这个哦，像什么《浮生六记》是不是晚明的？就是那种沈沈呃沈沈对，这这这个我可能不记得不一定准啊。我就像你看像张岱这样一些人呐，他们到了老年呐。 那就是清朝打过来了，这个这个等于说对他们来说就是亡了嘛。但是呢，追忆似水年华，他就是描写很多回忆晚明生活的这个书啊，这些明朝的移民，他就是当时的繁华。哎，后来我才知道，就晚明的这个工商业水平啊，还是呃文化艺术，甚至有人今天就高抬到一个什么呢？说本来晚明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机会啊，创造文艺复兴。 就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程度，但是当然最后历史不是这样的。可是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的这种生活艺术化到一个什么程度。对，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是晚明，他这个当然工商业发展这是没有问题，就是他达到了一个高度，所以他所有的文化都跟这个是相应的。嗯，就是他商人非常的这个多，而且就是盐商啊什么徽商的赞助这个文化，他也非常频繁。嗯，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文化往往是私人化的。 私人，他是私人，比如私人藏书楼，他有一个网络。你比如说江南为什么让人羡慕，就是他他私家藏了上万卷的，大家这个来回交换这个这个书，然后非常的愉快，然后又通过雅集，通过自由的这个讲学，对，还要立书院，嗯，但是后来张居正是废了一次书院，就是他把书院给停了，但是后来又张居正一死，马上书院又起来，但是一到清朝他就进朋党。 进这个有一段也是进书院，后来书院越来越官方化，而且私人的东西他不让弄，他搞这个这个官方的东西，比如说大型工程《四库全书》，对，他弄那私人的这个流通的东西，他就慢慢的他就要限制。所以明代明末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跟清朝一个做一个对比，你就觉得哎呀这个。 明末还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 <laughs> 而且是那种文化非常成熟。嗯，对。在越越往早的话，它有时不成，呃，也不能说不成熟，就是它可能那文化是相当多元的。嗯，但是它那个品质和那个没有达到。你比如唐代。 唐代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但是唐代的他那个儒家文化或者说士大夫文化这方面并不是很发达。嗯，他是很多，比如说李世民就是胡人。对对。他是一个这个，然后有人说开玩笑，就是说这个李白能写那诗太通俗了啊，所以他是胡人。胡人。然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肯定是个胡人写的，太通俗了。大白话，大白话。当然这个是个玩笑话，所以有人说李李白是哈萨克斯坦人。 也可能是那边，对对，那往那边就是在 <laughs> <laughs> 争他的这个，对对，对争他的这个起源地。也就是说，它是个多元文化，但是它的相对的这个文化的那个那种成熟，或者那种，如果我们仅仅从士大夫文化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成熟的形态的角度，在晚明可能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那个，这也是我喜欢那个理由。但是加上清朝的这种压抑，清朝而且那个有一点就是他嫉妒。 就是他，他一特别想弄这个，但是他又不让别人弄，那感觉就是皇帝自己把一些东西。 啊，拢在一起，然后想办法来，他有总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在里边。哎，他觉得就像今天我们也能理解嘛，就觉得你们打心眼里是不是瞧不起我？对 <laughs> 我都这么成功了，是吧？我这是霸王，对吧？就是。可是你们呢，就会写两笔字儿，是吧？嗯。但是你们还瞎摄影，过了。是吧？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女嘉宾喜欢什么朝代？ <laughs> 不是，我还真是认真想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哪个朝代是女人地位最高的？ <laughs> 没有，我是觉得从。 从某个角度讲，我挺喜欢唐代，因为唐代以肥为美，我就就不用那么节制了。 <laughs> 大家你看。 你看那个唐三彩或者什么那些雕像，哎，女的都胖乎乎的，然后都特高兴，我觉得挺健康的。你干嘛给弄的？呃，就后来咱们又说缠足又干嘛？我所以我就觉得从女性的健康角度，我觉得唐朝是最好的。哎，你这说要穿的还挺奔放的是吧？你看那个以肥为美多好， <laughs> 在你看咱们后来电影里再现的那个那那种服饰，你看多好，你们男的看着也挺高兴的是吧？哎，而且唐朝给我感觉是国际化，它其实它有点。对，因为他刚才老师说了那个。 杨老师说了嘛，那他是本身是少数民族统治，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束缚，是吧？就到了宋代就开始有那些对女性的束缚了。你要就是咱们先说的封建道学气太浓，道学气。对，给你规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啊。像朱熹啊，他们那些对女性就开始有。你看朱熹两个大儒，后来宋明两个大儒，朱熹和王阳明。但你看王阳明很潇洒。 嗯，这个人就是在山洞里蹲着，然后把这个想宇宙的事情，然后最后突然觉得大放光明。我自己跟上下为敌，然后朱熹就是规定很多礼。对，当然我并不是说朱熹不好啊，就是他规定很多，你比如。 这个这个坐着应该要直着，然后那个祭祀是怎么样的，然后给你很多的规定。而且你看王阳明师， <laughs> 王阳明师弟也很潇洒嘛，周伯通嘛。 <laughs> <laughs> 我刚才想哪个师弟呢？这个师弟。他叫丘处机，什么的。对他进他进入传说啊。但是你讲的江南这概念，啊，你看你说你晚明，我都联想起啊。其实这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得我我觉得也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比方说。 不要成王败寇，这个偏安。中国历史上，南宋啊，这个包括晋朝啊、魏晋南北朝，它偏安在南方。你觉得好像是它国家不好吗？可是实际，你可以从文化艺术、文明，从更多的角度去看当时的状况。但是我们太习惯用大一统的那种想法。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丧失了小文化的多样化对和活力，太相遇上的。